课文三，在楼门口送朋友。雨下的真大，你怎么回去？我送你吧。没事，我出去叫辆出租车就行了。那你等等，我上楼去给你拿把伞。好的，我跟你一起上去吧。你在这儿等吧，我拿了伞就下来。生词。 亮楼拿把伞。